飞霞宗这是怎么了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哪天宗门被灭了，拿什么去见你们师祖？燕宗主，你堂堂宗师级高手，要切磋，何不找旗鼓相当的对手？ <laughs> 赵宗主，实在对不住，我闭关半日，一时不察。啊，沈道长多虑了。 燕宗主只是看我们武功不济，出手指点罢了。能有这样的机缘，陛下纵高兴还来不及。 <sighs> 师妹胸襟宽广，哼！有人暗自倾慕了十几二十年，却始终不敢开口表白，这种滋味如何？本座从未体会过，还请赐教。燕，多有打扰，海王恕罪。我与燕宗主先回后屋去了。 <laughs> 急什么呢，阿乔？林宗主，你难道很闲吗？怎么会闲？每天要逗你玩，还要指点那一帮废柴，忙得很呢。你本该在长安扶助新主，却千里迢迢跟我来到碧霞宗，只怕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和捉弄人吧？事到如今。 燕宗主还不肯告诉我来意吗？你换个称呼，本座便考虑告诉你如何？嗯，什么称呼？嗯，燕 <laughs> 郎如何？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。 千秋第九集。 老乔，走那么快做甚啊？江湖格局将有大变，你若想去玄都山，宜晚不宜早。你怎知我想去玄都山？ <laughs> 你的心事全写在脸上了。知你如我，怎会看不出来啊？那声称呼，我委实叫不出口。 即便叫出来了，也不过博你一乐，有何注意？论看人看事的眼光，我远不如你，所以恳请燕宗主据实相告，我愿以别的东西来替代。 <laughs> 那好吧，你需记得，欠我一次。嗯，只不能让我去做伤天害理、违背仁义的事情。 杀人是为天地减少一个浪费造物生机的祸害，也不算伤天害理。你怎么就不肯做了？你，你若这般强词夺理，就当我没问过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玩笑罢了。你觉得伤天害理的事，本座一件都不会让你去做，这总成了吧？ 那请叶宗主赐教。宇文云接下来必定重用雪庭老秃驴，又因陈功之故会启用合欢宗，这无非是平衡势力，使他们互相制衡，便于掌控。但谁都不是傻子，雪庭也好，合欢宗也罢，都会借此机会大肆扩张。所以，江湖格局会发生变化。 幻月宗也由明转暗，韬光养晦。但如此一来，你就不怕他们的争夺会让幻月宗再遭损失吗？啊，傻乔啊！我不出来，由得他们互相撕咬，这才是对幻月宗最好的保存。至于他们，扩张之下定不会放过玄都山这块肥肉。你那位玉师弟心高气傲，到时候非起冲突不可。 所以我才说，你现在不必急着回去。你知道韩凤吗？齐国世中韩凤，他有个女儿叫韩娥英，我们在邺城有过一面之缘。我记得她是碧霞宗的外门弟子。 <laughs> 我家阿乔生的好，难怪他会为你倾倒，还借机搭讪。 为何突然提起他？这是你来碧霞宗的目的吗？是，也不算是。我来此的原因有三，他不过是其中之一，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个。韩凤随高伟投降周朝，韩娥英却一心想复齐，所以很可能会来宗门寻求帮助。陛下宗如今元气大伤，有心无力。 当局者迷，你最好找个机会，和赵迟莹说清楚。齐国真想复国，少不得突厥人的支持。碧霞宗小门小派，若是不自量力插手其中，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看赵宗主不像是如此糊涂的人，燕宗主好似对他成见很大。段文央联合众人来杀我。 又令宇文家父子手足相残，你可知原因是什么？突厥人不乐意看见一个强大统一的北方，所以宇文邕非死不可。支持宇文邕的你，自然也一样。 <laughs> 你这段时间入世果然没有白混，不过还是刚醒来什么都不记得是可爱性，剔透如琉璃冰雪，旁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 那是因为比较好骗，所以严宗主才喜欢的吧？嗯，阿乔果然深懂我心。你方才的话，意思是最为可虑的敌人，不是雪婷或者合欢宗，而是突厥人。嗯，段文央这一手，从他进京觐见皇后阿什那氏就已经布下了。 他去苏家索要的那枚金莲花戒指，也不是一枚简单的戒指。当时秦老夫人和段文央都说，那是一枚信物。我一直派人在查，前些日子才得到答案。那枚戒指就是当年葫芦姑打败突厥所有高手的见证，也是他地位的象征。可以调集东西突厥二十余部落的高手，而那些人连托不可汗也未必叫得动。 段文扬固然武功一流，但听说他是胡汉混血，在突厥的地位并不高。单凭一枚戒指，只怕不足以令突厥人信服。莫非葫芦姑还活着？也有这个可能，不过目前还未实证，姑且不必管他。 其实这些事，只要你说与我听，我一定慎重对待。你也无需特地上山。所以，你到碧霞宗的另外两个目的又是什么？ <laughs> 第二个，自然是为了你。那第三个，也是为了你呀。 贫道何德何能，当不起燕宗主如此看重。你既有德又有能，怎么当不起我的看重了？除了德和能之外，不还有美貌吗？简直无可挑剔了。你，燕宗主、沈道长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掌门有言，前些日子不妨贵客到来。 仓促间没有准备，今日特地备了酒席，还请赏光。赵宗主客气了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又不是不走，燕宗主拉我的手做甚？抱乔，你没听过把臂同游吗？那是至交好友才做的吧？难道我们不是至交好友吗？贫道并没有这种感悟。本座在半步峰下救了你的性命。 这是天大的恩情吧？是。魏州城外，我毅然决绝舍身引开桑景行，你难道不曾有半分感动吗？有。可你别忘了，我同样救过你几次。那不就对了？这世间像你我这般有过命交情的能有几人呢？有本座如此风流倜傥之人引你为友，你不感到万分荣幸吗？我可以说不吗？ 不可以，你。多谢袁大奶赏饭，小孩也赏多吃了。师兄，我想吃烧鱼。傅道长，给师弟。谢谢师兄。 这几日多谢燕宗主关照，也不知燕宗主吃不吃得惯，还请不要嫌弃。赵宗主不必客气，阿乔性子柔软单纯，他关心的人事，我免不了要代他操心一二。啊，沈道长这回来的正好，恕我冒昧，敢问玄都山招纳弟子是如何做法？以往每年，玄都山都会派人下山。 在山下小镇设点收徒，根据报名者的资质、心性来接纳。实不相瞒，如今愿意来碧霞宗拜师的，只有山下的农家弟子，而且许多都是年纪大了、资质也不好的。资质稍好的又不稀罕来。我与师兄正愁着。赵宗主还年轻，不必顾虑那么多。说不定过两年便能收到好徒弟呢。 但愿如此吧。我张嘴。燕宗主，这是喂食。给沈道长吗？你可是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次。到底什么关系？吃这一勺子是伤天害理呢，还是有伤道义？来阿乔，我记得你喜欢吃鱼，这鱼滑甚为鲜嫩啊，想必合你的口味。多谢燕宗主的好意。 不过贫道有手有脚，就不要燕宗主浪费这得来不易的一次许诺吧。阿乔，你这么信守承诺的人，总不会连这点小小要求都要毁约吧？乃是燕宗主言而无信在先，我如何言而无信了？你从前明明说过，只要对手，不要朋友，怎么转眼间贫道就成了你的至交好友？ <laughs> 那时我的确这样觉得，不过时一世一，人的想法总会改变。难不成你三岁的时候看见唐人会走不动路，现在看见唐人还会如此吗？哼，我只知道，有些人的确见了唐人会走不动路。真的吗？竟有人如此长情，那可不正是何当至交好友吗？ 大庭广众之下，燕宗主自重些吧。有什么也请回去再说。 <laughs> 我不过是请你吃一勺鱼滑而已，怎么就不自重了？嗯？你看，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刚才那是什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 师兄不妨细看，他们只是在切磋，并没有交手，否则就打得天翻地覆了，怎会安坐如山？可方才还好好的，为何说动手就动手了？或许是燕宗主看师尊不顺眼，故意找茬吧。啊，燕宗主为何看师尊不顺眼？大概是觉得师尊只顾与赵宗主说话，冷落了他，所以心中不快吧。 来，尝尝这羹汤。 <laughs> 啊，沈道长可真是口是心非啊！既然想吃，又何必如此推让？早张开嘴不就好了？你，燕宗主的确技高一筹，我实不如你，多谢赐教。多谢赵宗主。 在我出门期间，代为关照十五。我以茶代酒，也敬赵宗主一杯。时候不早了，十五跟七郎有晚课，我就先带他们回屋去了。啊，区区小事，沈道生不要放在心上。我送你们出去吧。 阿桥，哼，请燕宗主自重，生气了？哼，我不过逗你玩儿，别无恶意。你若生气，我向你赔罪就是。燕宗主这一声赔罪，我实在担不起。先是你说不需要朋友，又说贫道没资格当你的朋友，我也认了。后来救你，自存别无私心。 更不要你的感恩或回报。你既已伤好无恙，那便该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贫道两袖清风，一无所有。究竟哪里惹得燕宗主亲眼相加，屡屡为难？而请燕宗主不吝告知，贫道改便是了。本座哪有为难你？若真想为难，多的是狠辣手段，又何必开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？这怎么叫无伤大雅？ 那众目睽睽之下，你，你这……难不成我就长了一张好欺负的脸，被你当成玩物一般把玩于股掌之间吗？ <laughs> 好了，我赔不是还不成吗？不要生气了。要么，本座亲自下厨为你做一碗羹汤赔罪。 不必了，哎，我从前说的那些话，就如泼出去的水，是永远不可能收回来的。纵然伤了你的心，那也没办法。旁人都说沈道长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怎么独独对本座这般特殊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？是孽缘吧？孽缘也好，良缘也罢。 左右都是缘，你们道门讲缘法，怎么到了自己身上，却不知道顺其自然了？依我看，你不该叫燕无师。哦，那叫什么？哼，叫从有理，横竖都有理。哈， <laughs> 好啊，乔，那你就再听我一次。 下午厨子刚用过这里，食材还剩一些，都新鲜。等我一刻钟。我不饿。那是，你方才气都气饱。 一碗汤。嗯。哎，你作甚？不是给你赔罪吗？那为何给我汤吃？ <laughs> 方才我喂你，你不高兴；现在让你喂我，一人一次，不就公平了吗？ 我更想将这碗鱼丸汤扣在你头上。哎呀，这怎么就是啊？新不知有何事要宣布？ 人都召过来了，该不会是……难道是突厥之事？极有可能啊！哎，皇上来了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自继位大统，常反躬自问，为何天地怀仁？ 四海却纷争成邑，社稷每清，黎庶多难，唯有佛法普渡慈航。朕今日知顺天命，奉雪亭禅师为我大周之国师，广筑佛寺于各州县，导万世之福昌。为 <laughs> 你们是要跟秃驴走，还是跟我走，去那极乐仙境？阿白师妹还废什么话？杀了得！启禀师尊。 钟南山掌门被合欢宗所杀，苏师兄正带秦老夫人等赶来青城山避祸。嗯，将后山腾出，安置苏家一行。其他门派若有求助，纯阳观也一并接纳，切不可拒绝。是。如今整个北方，不是被迫投靠佛门，就是被合欢宗吞并，中小门派已无立锥之地。青鱼。 你亲自去一趟碧霞宗，请他们的宗主赵赤银过来参加本次事件大会。据说沈乔如今也在碧霞宗做客，若能见到他，也一并相请吧。是师尊。 拜拜，渐渐再往上。你们还不如十五和七郎能够不惧天冷，勤练不辍。纯阳观弟子李青鱼拜见赵宗主。纯阳观李青鱼，你便是易观主最得意的弟子，后继有人，易观主好福气啊！赵宗主过奖了，在下此番前来。 是带琉璃宫传信的，为了试剑大会一事。试剑大会，若我没有记错，试剑大会十年一回，今年算来才第九个年头。的确如此，不过前些日子琉璃宫的人突然找上纯阳观，说今年想借纯阳观之地提前举行，师尊答应了，所以让我前来送信，邀请赵宗主前往。师兄，琉璃宫是什么？ 世锦大会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。元白大哥知道吗？嗯，琉璃宫是一个门派，在一个海外岛屿上，他们不怎么参与中原武林的争斗，但却喜欢给武林人计史排名。像天下十大高手、十大兵器谱，就是琉璃宫排出来的。世锦大会也是他们举办的。哇，那他们岂不是很厉害？ 听说琉璃宫的武功一般，但江湖人见到他们都会给三分面子，因为他们的眼光特别犀利，排出来的名次几乎没有差错。像齐凤阁，十年前他还未出世，也不参加世剑大会，可照样名列第一，而且没有人不服。也就是说，去不去世剑大会都不会影响他们排名。嗯，他们自有一套评比的方法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去的，趁机扬名嘛。 每次试剑大会，琉璃宫会借一处中原门派的场地来举行。看来这次是借到纯阳观了。 <laughs> 多谢易观主特地让你来知会。应该的。对了，请问沈乔沈道兄是否也在碧霞宗？啊，他确实在此。此时该在山顶上。 我要接岳昆池的剑，当真，你从桑景行那里换来的太华剑呢？阿强，你看仔细了。什么剑都一样。 先师在时，曾说再过几年，燕宗主也能与他不相上下了。果不其然，今日多谢赐教，贫道受益良多。阿乔，以我们今时今日的关系，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。日出东山，我该去指点十五和七郎练剑了。那便走吧。 李公子，沈道兄，好久不见，许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我很好，我在长安时，多得令师弟苏乔一家相助，才能杀出重围。不知他们现今如何了？中南派被合欢宗强并之后，苏家和其他一些弟子就来我青城山了，现在平安无事。那就好。哎，道兄现在武功恢复的如何了？若有空闲。 能否让我讨教几招？我阿乔现在要去指点弟子，没有闲工夫与你耗着。你若想讨教，不如让本座来指点你几招。嗯，你是谁？你若能打赢本座，本座自会将姓名报上。你不常用剑，学艺庞杂。 在剑道上，你不如沈道兄，而我内力现在还不如你，不必打了。 <laughs> 本座从未见过如此有自知之明之人，你算头一个。原来是幻月宗燕宗主，听闻燕宗主狂妄自大，天下第一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燕宗主，李公子是陛下宗的贵客。哈。 <laughs> 那就让本座见识见识贵客的能耐。应宗主内力强横，我果然不如。李公子，我半年没出山门，对外界变化所知甚少，不知能否为我细说？自然可以，啊，屋里请。燕宗主是想一并进来坐？ 还是另有要事。 <laughs> 你们聊，我有些饿了，去厨下瞧瞧有什么吃的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宇文赟以佛门为尊，又让合欢宗渗透朝中。 两方势力竞相争夺，吞噬他人。我来时还遇见桃花坞与平山堂的弟子，他们的门派已被合欢宗所灭，离散在外的人都投奔纯阳观了。可能正因如此，琉璃宫才会找上门来。我想，短短半年，天下局势竟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世剑大会，群雄必至。 虽然玄都山从不参加，但师尊还是希望道兄也能前往赴会，以续道门之意。连七郎在内，我共收了两个徒弟，他们刚入师门，正是需要巩固根基的时候。若我不在身边，恐怕无人指点，容易误入歧途。我小时候练功，师尊都是只教一遍，让我自行领悟的。武道本就与天赋脱不开关系。 若连半点资质都没有，倒不如一辈子渔樵为生，也好过蹉跎岁月。此事容我考虑一二，我与他们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。好。不知李公子可曾听说玄都山的消息？未曾听说。你若想回玄都山，我可以去求师尊出手相助。多谢。若不是依靠自己能耐得来的东西，终究不长久。 沈道长，袁白，啊，宗主与我师父正在商量要事，怕是赶不上吃午饭了。不过他特意交代要给李师兄和沈道长来送吃的。多谢告知。啊， <laughs> 今日的厨子不是山下请的，味道一般。李师兄多包涵。这是鱼头汤，这汤的味道也不错。啊。 青菜也挺新鲜的，两位兄长慢吃，我回头再来收拾。明白。嗯，沈道长，这汤是谁做的？咱们厨子啊。啊，不过是燕宗主要他做的，他说贵客喜欢，要以形补形。 赠我刀锋，换痴热解梦，生死情，风送。 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弱点。这世上哪里有完美无缺的人？说的是，你当日若非自视过高，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，也不至于后来被广陵散和窦燕山等人有机可乘。 <laughs> 你错了，那是我过去的弱点，而非现在。阁下现在的弱点，是脸皮比泰山的石头还要厚吧？ 那是优点，不是弱点。本座现在的弱点是你。